话，这个同学就相互 <laughs> 相互帮忙一下了哈。好，那我们就回来看那个政府继承。我们说要看这个光华寮，好来看一下。光华寮呢，它是位于日本京都哈，光着京都大学刘学珍所住的这个居宿。这个寮就是居宿的意思啊，呃，那不是这个宿舍的意思哈，就日本的宿舍的意思。那光华寮是从一九四五年起啊，由中华民国政府。 好像京都大学所租用，以供中国留学生来居住。那一九五零年，哈是由这个中华民国政府以变卖这个侵华日军的这个物资的公款所买下来。后来一九五二年跟屋主签订买卖合约，一九六一年起他就登记为中华民国的财产，由国有财产来管理。那这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哈简称中共，就为了这个宿舍的产权在日本进行诉讼。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进行诉讼的程序啊哈，这个一九六七年的时候，这个中华民国当局哈的这个驻日大使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已经向京都的地方法院对居住在光华寮的中共的留学生等八人哈提起诉讼，要求其迁出该寮。那本案诉讼期间，中共跟日本两个国家在。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号发表了联合宣声明了哈，同时将双方的外交关系正常化，从此，所以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号哈，就是这个日本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同时撤销了对我国政府的承认，所以到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号是关键的哈，就日本撤销了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政府承认，改对中共为政府承认，就是跟。 我们讲这个美国哈是在，啊这个一九六九年哈，民国六十八年的时候一样哈，撤销对这个呃对中华民国的承承认哈，改称承认这个中共，因为他跟他建交了。好，那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六号，这个京都的地方法院第一个判决哈做出来了，他承认光华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财产。 因为当时对一九七二年的时候，日本已经承认了中共当局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故前中国政府好对中国国家财产的所有权跟支配权，我们说政府承认，我们讲的是什么？国家财产的的这个所有权跟支配权由。 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政府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哈，所以驳回了我国中华民国政府的起诉。那我国当然就对上述判决不服，因此在一九七七年十月哈，再次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那法院也受理了判决。所以呢，第一个判决在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六号，第二个判决在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四号啊撤销了原判决哈发回京都法院重审。 第三个判决，一九八六年二月四号，京都地方法院做出了新的判决，将光华寮的产权又判回了给这个中华民国。好，它它主要理由是由于说，哈，中华民国。 的政府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中共哈政府成立迄今，以事实上排他且和平持续的支配方式来统治台湾及其周边的这个台东金马地区。在此情况下，一九七二年啊，日本变更对中华民国，其实应该是政府的承认哈，对中华民国，因为我们中华民国讲是政府，了哈。哎，上次有同学问老师说，哎，中国这个国家哈，历代这样变更呢？ 这个国家的这个人格、法人格被变更过，其实没有，从头到尾都是中国了哈。那是说政府变更了，啊，政府变更了。所以一九七二年，日本是变更了对中华民国的承认。所以我们上次讲了，不管从帝制变成共和，对，满清时代是帝制，然后变成共和，变成这个中华民国，啊，这个共和国家。不管从帝制变成共和，共和变成帝制，这是政府形态的变更哈。国家本身的主这个。 主这个国际法上的主体没有变更过，好，那所以一九七二年日本变更其对中华民国，这是一个政府的承认，哈，因不妨碍中华民国在日本法院的诉讼能力，好，中华民国对不对？政府得于日本的法院作为原告，好，代表中国了哈，作为原告，啊，该地院也承认这中华民国拥有光华良的所有权，哈。 就中华民国有权代表中国来拥有了，应该这样讲。好，那最新的结果在二零零七年哈，第四个判第四个判决哈，是这个说日本的最高法院认为哈，中华民国为中国的这个国家的国民，然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号，日本改变日本转变。 对中国这个国家的政府承认变成中共以后，对日本政府而言，中国的这个国家的国民哈，就由这中华民国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已经丧失对中国这个国家的代表权，好，从这个一九七二年哈以后，对日本而言，好，因此本案中的原告是中国这个国家，因此，好。 中华民国也没有办法再代表中国这个国家的这个中华民国哈，当然不能成为诉讼的当事人，因此就撤销台湾拥有所有权的这个大港高等法院的判决，将这个案件再发回这个京都法院更审哈。所以其实这个最新这个比较新的这个判决，最高法院的意见是比较对的了哈。因为如果一个没有经过政府承认的这个，啊，一个没有经过。 另外一个国家法律承认的政府，当然没有办法有权代表一个国家为诉讼。这我们前面在讲政府承认的时候都有提到嘛，哈，除非你像什么，像美国，对不对？美国它是因为有内国法，讲台湾关系法，一个内国法。 来，事实上哈，用这个内国的这个立法承认的方式承认中华民国这个政府哈，在这个美国还可以，还是可以继续当这个诉讼的当事人哈，还是可以继续拥有财产，除非你有个内国法的规定，不然这个最高法院判决其实是比较正确的观念了哈。因为因为一个已经丧失法律承认的这个政府，当然不能在这个日本，当然不能在日本代表这个国家提起诉讼。 好，那最后我们补充一下这个国际组织的继承，然后我们前面都讲国家继承，国家继承，那我们补充一点点哈，这国际组织的继承，那国际组织的继承其实是发生在哈国际组织，呃，这个没有讲义没有哦，所以我要先要写黑板上的一点点而已了哈，是发生在国际组织如果解体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国际组织丧失法人格的时候，就会发生这个国际组织继承问题。 也就是说，新的国际组织它要继承旧的国际组织的职能，哈，就是它的全能。好，那它的方式，哈，原则上是依照这个条约或这个组织的决议来做。那它有一些限制，我待会帮你写在黑板上。那另外的情形就是不是依国际的协定，哈，不是依国际的条约来做。那我待会这是在讲联合国，哈，继承国。 继承这个国联哈，就是国际联盟关于委任统治的委任统治地哈，这些委任统治的这个职能，好，事实上是没有按照条约来进行哈。好了，帮你写在黑板上。 刚讲哈，是发生在国际组织如果有解体，就是这个国际组织丧失法人格的时候，就会发生这个国际组织继承的问题，因为还可能有一些权利义务的继承。那因一级哈，就是新国际组织要继承旧的国际组织的职能哈，它的职务跟权能。那继承的方式哈，原则上是依照条约哈，新旧两个这个国际组织签订条约，或者是。 这个新的这个国际组织，它的组织决议，它通过一个决议说啊，我要继承前面一个国际组织的这个职能。好，但是有两个限制哈，两个限制。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要继承另外一个旧的国际组织时哈，两个限制。第一个。 继承的国际组织就是这个新的国际组织的组织法本身哈，它的这个宪章，它的这个就像我们宪法也 constitution 哈，它的这个组织法有明示或默视这个新的国际组织它有接管被继承的这个国际组织的能力。例如说像 WHO，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它的宪章有授权这个 WHO 可以接管哈，跟它类似的这些国际组织的职能哈，因此。 这个 WHO 它就接管了这个国际联盟，一次大战之后设设置的这个国际联盟所属的这个国际卫生局，它的资产跟权跟这个职能然哈，它的职务跟权能。那第二个限制就是说，国际呃继承的国际组织，它不得接管哈不属于其宪章所赋予权限哈的职能。换句话说，国际组织你。 今天做能够做的这个权限呢，只规定在你的宪章里头。宪章说啊，你要处理你要处理比如卫生事务，你要处理国际贸易事务，不可能说 WHO 去接管这个 WTO 对不对的职能啊，因为它不在它宪章所赋予的权限范围内。好，那例所以说我们原则上是按照条约或者是这个组织的决议来这个为国际组织的继承。 那例外情形哈，就是没有按照这没有没有签订一个国际协定来做的情况，例如说国联合国哈，一直都是继承这个国际联盟国联然哈国联关于委任统治的这个职能，就是我们待会会讲的委任统治地的情况。好，那这个委任统治的这个委任统治地的这个职能哈，是由联合国继续继承国联啊里面这委任统治的职能，但是他并没有签订。 另外的国际协定来处理这部分哈，所以这个是比较例外的情形。不然原则上应该是以条约或组织决议来做。那两个限制你注意一下哈。我们刚刚说 WHO 不可能说来接收 WHO 的这个职能，因为两个人，因为不是因为两个人，因为这个 WHO 的国际国际组织的这个宪章并没有赋予它哈，这个管理这国际国际贸易事务啊，所以这个职能权限是不一样的。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哈第六章国家继承的部分，因为国家继承比较抽象嘛，哈，要不断的举例子给你们听啊，不然这个它本身我们讲这承条约继承公约跟财产继承公约的用语都非常抽象，而且被继承国继承国嘛，然后看听了就很容易容易搞不清楚，所以我们都讲甲国乙国这样比较清楚啊。好，那我们再就要来讲这个第七章哈国家领土的管辖权。第一个，我们先看领土了哈，领土呢是指地球上。 好，置于国家主权之下，这个置应该是放置的置。置于国家主权之下，放置的置。置于国家主权之下，好，的特定区域。好，刚刚一直讲领土，对不对？A 领土，B 领土，就是国家主权嘛。哈，国家主权所及的特定区域，是属于国家要素的一部分。人民、土地、政府。 对外交往的能力，其中之一个就是要固定的领土，一定疆界的领土了哈。好，所以有两个特色，领土应该要稳定，好，然后领土要具有特定的范围，有一定疆界的领土。所以游牧民族因为没有固定的领土，所以就算他有政府、有人民，甚至有对外交往的能力，也无法成为一个国家，就是因为他的领土好没有一定的疆界，他没有稳定，也没有特定的范围，他跑来跑去。 好重要性啊，领土在领土内的哈，在领土内国家可以行使排他的主权，排他的权利只受到国际法的拘束，那内国法就是国家通的立法通过就算了。所以，例如国家不得在领土内啊，对外国外国的使馆跟外交人员行使管辖权的哈。 国际法上的拘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只有对这个外国使馆跟外交人员，我们讲还有这个外交豁免权，我们后面会讲的哈。外交豁免权啊，外国的使馆跟外交人员，因为他们有外交豁免权，所以国家在他即使在他自己的领土内，对于对于自己国家领土内的外国使馆跟外交人员，还是不能行使管辖权啊，法院不能行使管辖权。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外交豁免权，后面会再讲。 好，那领土的范围包括什么？哈，包括领陆、领海跟领空。啊，那领陆就是我们讲陆地喽，领海啊，就是我们到时候会讲海洋法的时候，还是跟你讲更清楚啊，领海的范围。那领空就是领陆跟领海的上方，两者的上空就是领空。好，那这都是国家领土管辖权的范围。那我们来看一下领土管辖权的意义。好，国家对于领土上的人事，好及发生人事物了，哈。 呃，有具有管辖权啊，主要是领土主权是一个这个充分排他的管辖权，好，在积极面上，领土主权是国际法上的权利，在消极面上可以排除其他权威的权利的行使。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受限制的领土管辖权，很多种情况。看第一个在讲被保护地啊，好，被保护地来自于被保护国啊，讲的是国力较弱的国家，这个力是力量的力，然后。 有一些国力比较弱的国家，好的，国力较弱的被保护国，他自愿签订这个保护条约，好，将被保护国的外交或国防等对外关系上的权利，哈，交由国力较强的国家来行使。好，往下看哈被保护国并非保护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律上被保护地仍属于被保护国的领土，哈，只是保护国在被保护。 呃，保护国在被保护国的领土上，依据保护条约的约定，可以行使有限的权利，可以行使有限的权利。好，我继续往下写哈。故被保护国无义务，好，被保护国没有义务要涉入保护国的对外战争，也不受保护国所签订的条约拘束。好，只是说这个被保护国把他的外交跟国防等相关的权利交由国力交从国家行使。 但是被保护国并无义务要涉入保护国对外的战争，也不受保护国所签订条约的拘束。 好，这是被保护地的情形。那我们来看一下委任哈，委任统治地，我们称为委任地了哈，委任统治地。好，一次大战之后哈，原属于德国跟这个土耳其等战败国家的殖民地，由国际联盟哈加以剥夺，为该领土哈这些土耳其跟德国所殖民的哈所殖民殖民地上面领土的人民哈，尚未发展到自主自立的程度。 所以国际联盟哈，将该等德国跟土耳其的这个殖民地的领土委托其他国家，就是其他国家就是我们讲的受任统治国，受任统治国，好，受任统治国来治理。那这个受任统治国哈，你大家不要点，委任统治受任统治国了哈，受任统治国只能在委任地，因为委任地跟受任，我们就要把它分开了哈。 受任董事国只能在委任统治国或者委任地上哈行使有限的管辖权，而非主权哈，必须接受国际联盟的指挥跟监督，好，故受任国的条约，好，受受任统治国的条约跟他的国内法都不能适用在这个委任统治地或者成为委任地，受任国也有义务要保持委任地的完整，不可以把它兼并或割让。 所以只是能够在委任地上行使有限的管辖权，并不是主权，而且还要受到国际联盟的监督。好，再来我们看一下托管地，联合国托管地。好，联合国哈，继国际联盟的这个委任统治制度，我们将讲这个委任统治制度是从国际联盟这个创创设出来的。 那联合国继继承了国际联盟的这个委任统治制度之后，他就新创了一个叫做托管制度。好，他将一次大战以来尚未独立的这个委任统治地，然后二次大战后，啊，从战败国所剥夺的领土，交由他国来单独或共同的托管，同时殖民字改了，以前叫做这个委任统治地，现在叫托管地。好，往下看，各管理国哈，并不主张在托管国享有主权。 故托管地的领土主权仍属于托管地人民，哈。故托管地最终可以用任何方式来获得独立，只要它实际成熟就可以独立了。好，共管地是指说两个或两国以上的国家在平等基础上对特定区域行使共同的领土主权。 比如说一八九九年到一九五五年哦，埃及跟英国共管苏丹，哦，这是两个国家共同行使领土主权，好，这个时候是领土主权哦，好，在租借地，好，领土主权的暂时转让，这不是永久转让，它是暂时的转让，好，在租借期间，租借国可在租借地上行使领土主权，所以这个还是涉及到领土主权，它只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转。 显示有，只是暂时有时间限制上的一转，在租借期间中。好，来看一下军事占领，他国在本国土地上实施军事，呃，占据管辖权，在平时是由双方来协议，战时是，如果是战争时候哈，是由占领国有较大的权利，但土地啊，仍属这个领土吧，仍属原国家所有，占领军的领土。 在领土上的权利哈，人受限制；占领军的领土上的权利啊，B，人受限制。好，所以他并不是享有完全的主权哈，他只是在暂时较有较大的权利。啊，平常时候是由双方来协议这些所谓的军事占领。好。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国际地役权哈，国际地役权。好，第一，一个国家的领土为他国的利益，把他国圈起来哈。所以特别帮你注意哦，如果是给予一个公司哦，记得国我们在讲国际公法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公司跟国家是属于同一种同同一种分类，对不对？国家跟国际组织同一个分类，国家跟国际组组织有国际法上的这个主。 这个主体的地位，但是公司跟个人原则上是没有的，和特别特别的例例外情形才有。我们第一堂课讲过哈，所以一个国家为他国利益基本他国圈起来，对不对？所以如果给予给予公司或个人的权利，不构成国际第一权，不是国际第一权哈。好，一国的领土为他国利益而受限制，国际利益是对物的权利哈，附着于领土上，故不受当地领土主权移转的影响。 比如说什么，允许他国的军队过境，或在领土、领海内捕鱼，都是一种国际地域权哈。允许他国的军队过境本国的领土，或者允许他国，好可以在领海内捕鱼。 第一权的一种样呃类型哈，好，那你在旁边再补充一下哈，目前国际习惯上法上哈尚未形成对内陆国啊尚未形成内陆国对邻近国家有过境或通海的第一权啊，就是像我们代地通行权对不对？可是我们国际法上还没有这个东西哈，目前国际习惯法上哈，尚未形成。 内陆国对邻近国家有过境或通海的第一权 因为国际习惯法上，内陆国你并没有权利哈，要要没有这个国际第一权，可以要求对邻近国家有过境通海的这个国际第一权。所以如果你要有的话，就要什么？按照条约哈，就要条约来约定，就要你自己没有内陆国，你自己去跟邻近国家签订条约，产生国际第一权。不可以说，哎，我是内陆国，所以按照国际习惯法，我就有过境通海的第一国际第一权，没有这样子的国际习惯法。好。 来区别一下哈，国际地域、国际地役、哈、国际地域权跟国际法上对于领土主权的限制，我们刚刚前面不是讲，是所谓的领土主权的限制是不一样的哈。好，比如说依据条约，某国不能设有军备，对不对？不能设有军备，并非对他国的利益啊，并非他说这个你是中立国，对不对？或者是说，我们说非武装国家。 你不能设有军备，并非对他国有利益，只是限制一个国家对其领土的直接的这个权限，它不是一个国际地域权。好，这只是一个对领土主权的限制，跟国际地域权本身不一样。好，那第二个状况，比如说外国的船舶哈，可以在本国的领海，啊，有这个无害过境通过权然后无害过境权，这个我们到时候会讲了 呃，外国船舶在本国的领海有这个无害通行权啊，无害通行权。好，所以这是国际法上的一般规定，也不是国际地域权啊，这是海洋法里面规定的哈。外国的船舶在本国的领海有无害通行权啊，无害通行权，这是国际法上一般规定，也不是国际地域权的规定。好，那国际地域权的终止啊，我们说一般它产生是按照条约才会产生嘛，因为国际习惯法并没有这个。 内陆国的这个国际第一权，所以终止呢，也可以以协议终止，或者是这个虚意国明示或漠视的要抛弃，或成一国啊，与虚意国成为国家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用意地跟虚义地对不对？就讲虚意国跟成意国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候，这时候都会终止哈，国际第一权就会终止。好。 那我们看一下领土的取得，好，领土的取得有两种方式的哈，一种叫原始取得，好，一种叫做这个衍生衍生取得。好，什么叫原始取得呢？就是领土的取得并非转成至他国，并非从他另外一个国家取得的。那衍生取得就是领土的取得是从他另外一个国家来取得了哈。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原始取得啊，领土的取得。 就是考点所在，你们注意一下。先看有什么，第一个叫先占，A 先占，B 天赋，B 天赋，C 征服，好，最后叫时效取得。好，来看一下，尤其是尤其是原始取得，请定要特别注意。来看哈，好，先占在无主地上，那个体罚下降，在无主地上建立起啊。 先说没有领土主权的地上哈，在无主地上在没有领土主权的这个土地上面建立起领土管辖权，就是我们国际公法上讲的先占，啊，领土管辖权。好，在旁边注明一下哈，公海这个到时候你讲国际海洋法的时候还会再给你补充了哈。公海是公有物哈，不可以先占取得，因为它不是无主物，它不是无主地了哈，但可以时效取得。 这个是历史性海湾，比如说历史性海湾，我待会，呃，写黑板上哈，你先把它写上来，到时候讲国际海洋法的时候再去，你会更了解。我在讲会讲到历史性海湾，你会讲到公海了哈。公海是国际的公有物哈，所以不可以先占取得啊，因为它不是无主无主地，但是你可以时效取得，比如说历史性海湾。 写起来，待会再看到第十章讲国际海洋法时，就会，呃，你会比较知道什么是历史性台湾，什么是公海。好，我们来看一下先占的要件。第一个，被先占的土地必须是无主地，好，就是没有人建立起领土管辖权的地方，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土。例如，好，新发现，啊或者是其他国家所放弃的土地，都是无主地。好，A，新发现的土地。 或者是，我们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新发现的土地，或者是他国放弃的土地。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他放弃，往不会发生哈，放弃他的这个领土的时候，那他国放弃的土地就是一个无主地。好，那凡是哈有部落或社会及政治组织的人民所居住的土地，都不是无主地哈。所以一定要是新发现或其他国家放弃的土地。 还是无主地就很难有了哈，除非你新发现或新产生的岛屿，不然很难有。因为只要是有部落或社会或政治组织的人民所居住的土地，都不是无主地。好，那来第二个哈，要符合有效原则的先占，而不非而非理智性的先占。什么叫有效原则的先占呢？有主观跟客观的要件。第一个，主观上呢，需有在该领土上行使主权啊，行使主权的意愿。 比如说，通常要有人在这个领土上定居，而且有某种正式宣告的行为，主观上要把这个领土纳为主权的一部分，要这个行使主权的意愿。客观上呢，需在该无主地上行使或展示一定的主权，哈。故在合理期间内，如果没有在该无主地建立行政管理机构机构，例如说把这个某一个。 无主地设为你自己国家的某个省或者某个县，就没有建立一个行政管理机构的话，并不会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先占，因为你要行使主权，然后然后把你设为我国家的一个地方单位，就是一个有效哈有效原则的客观表现。好，那再来第三个，先占的主体，好，这个你就注意一下，先占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因为这国家才能取得领土，个人不行啊，非个人。 啊，所以渔民，所以你考试都看渔民什么探险家，对不对？跑去这个有效的、有效的去先占都不行，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国家。哈，渔民跟探险家都不行。好，那公司呢？比如也不行。好，比如说我们看能源开发公司，如果跑去某个呃无人的小岛探勘这个天然的资源，一样，这个公司的行为不能，并不能被当作是先占行为，因为它不是先占的主体。哈，该个人跟公司都不是。 的行为都不是国家的行为啊！就三个要件：第一个，先占地必须是无主地；第二个，必须是国家为有效、好有效原则的先占，主观上有先有行使主权的的这个意愿，客观上有那个展示主权的行为啊，通常是建立行政管理机构；最后，先占主体必须是国家，非个人。好，渔民、探险家、的能源开发公司都不是好，国家行为。好，再来。 先占取得的土地范围，哈，先占取得的土地范围，有这个延续说，好，看延续说、比邻说、附地说跟善行原则，哈，跟善行原则，好，来先来看延续说怎么说。好，延续说说，先占国可将领土主权扩及该地，哈，居住安全跟自然发展所必要的区域都可以延续出去。 它扩大哈，现在土地的范围可以扩大到这个领土主权，可以将它扩及到该居住安全跟自然发展必要的区域。比邻说是说，现在国可将领土主权扩及到地理上与其相连的地区，只要地理上比邻就可以扩及。反正这不管什么说，都要不断的扩大就对了哈。 第三个腹地说，说唐某国哈，先占某个河口或海岸的话，可以将先占的范围扩及到海岸的内陆腹地跟整个河流流流域哦，都可以，都在腹地，整个河流的腹地都在它的先占范围内。如果你只是先占某个河口跟海岸，你就可以扩及到腹地。好，那这个扇形说又更厉害了。扇形说，我们看一下，扇形说哈，这个是在濒临。 极地哈，就是两极啊，南极跟北极的国家，比如说苏联跟加拿大哈，他们针对北极；还有这个澳洲、纽西兰、智利、阿根廷哈，针对南极，他们这些濒临极地的国家哈，好提出善行原则。善行原则就又更过分了哈，他说他他的原他说要求不以实际控制为基础，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说先占原则叫什么？ 要有效控制吗？有效原则，今天善行原则说，拜托，这些地方这么冷，对不对？他说，你看理由是什么？因为该地区极地地区气候严寒，人类无法定居，故一般的先占原则里面的有效原则这个国际法则不适用，所以呢，他要求不以实际控制为基础，就要把它主权啊领土主权延伸到两极的善行地区。 但是这个善行原则对不位于这个两极地带的国家，啊，就反对这个善行原则，因为因此到目前为止啊，善行原则还没有成为这个国际习惯法。好，那你再加个小结，然后前面有这么多，你加个小结，然后小小的结论，就是有这么多原则，对不对？比邻说、复地说这个善行原则，哈。 国际法上的一般原则还是认为哈，先占仅给于哈有效有效的地区啊哈，先占仅给于仅急于有效的地区哈，这个什么比邻说、附地说、善行原则，就知道就好了哈。原则上哈，目前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先占还是仅急于哈有效控制的地区，有效控制。的 画一个善行原则哈，我们画一个善行原则的那个图，让你知道说到底善行原则它是怎么主张的哈。因为听他讲讲好像也是有点抽象的哈，但是听听就好了哈。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扇形原则是这个濒临极地的国家主张的嘛？他说，他，就比如说有个甲国，对不对？甲国，他将他濒临南北极的海岸线，这边是北极啊，哈，濒临北极的海岸线 AB 哈，与地球经度线 PAB 跟呃 PA 跟 PB 哈所截取的南北极陆地所截取的扇形啊哈，之间的这个南北极的陆地，不管这个画黄色这个扇形里头哈，是陆地。 还是冰冻的海域，这整个地带凡划入这个扇形地区，就置于甲国的主权之下。即便甲国没有事实上的有效去占领这个扇形地区里面的海域或者是这个土地哈，一律只要是划划在这个扇形领域内，都是我甲国的什么？我甲国主权范围所及，就是所谓的扇形原则，它不针对哈我们讲的这个一般的。 这个先占的国际法原则，以这个有效控制为原则。事实上他并没有有效的去控制这些极地地区。哈，但是他主张善行原则，说：，因为这些地区太冷了，根本人类没有办法定居。哈，所以根本无法去有效控制。因此他就说，凡是画在我善行范围内，都是我我所有。然后就是所谓的善行原则。但是这个并非哈，还没有成为国际习惯法。所以现在国际法上一般的原则还是。 要有效控制哈，有效控制的地区才是先占所及的地区。好，这是先占。然后，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就叫天赋了哈。好，天赋呢是由于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所形成的新生地。好，新生地那天赋于原有土地上的现象，天赋在原有土地上的现象。好。 那自然的方式有可能是什么方式哈？比如说海岸如果向海延伸，就海岸线下降，海海岸应该说什么？这个海平面下降，所以海岸就向海延伸。这个时候是所所谓自然的因素所发生的天赋。那人为的因素，比如说，好，比如说这个填海造陆，我们讲这个，对对？新新生地哈。 新生地哈，向海重新要回来的哈，reclaim land 哈，海普新生地，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人为的方式哈，填海造陆，海普新生地，reclaim land 哈。好，那自然的因素，除了我们刚刚讲这个海平面下降、海岸向海延伸的情况，还有什么？如果有新岛屿在这个临海出现，对。 新岛屿在领海出现也是一种自然的天赋，因为是在领海出现，所以当然是我们国家领土主权的一部分哈。所以你把，你把它补充在上面哈。如果是自然因素有两个，第一个，如果海平面下降，海岸就向海延伸，这是自然的天赋；第二个，如果海，呃，新岛屿在领海出现，新岛屿在领海出现。 那请你特别呃补充一下啊，或者是区别一下。如果新岛屿是出现在公海，是属于无主物，各国都可以先占。如果新岛屿是出现在公海，啊，如果出现在领海，是属于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什么天赋？ 天赋取得，天赋，天赋取得的领土，如果出现在公海是属于无主物，好，各国都可以先占。不一样，请注意一下。好，这时候如果取得的话是先占，但是如果出现在领海是天赋。看哪一国的领海，如果是甲国的领海。 那这个新出现的岛屿，就是因为天赋的关系变成甲国的领土。那如果今天这个小岛是出现在公海，那甲国要取得，它就是先占，就要符合我们刚刚讲先占的三个要素，就不大一样。出现在公海是无主物，各国就可以先占；出现在领海是天赋，天赋在这个领海所属的国家。好，那再来哈，我们来看征服，再来就简单了哈。 征服或者我们称为兼并，哈，是一个国家与军事冲突后，使另外一个国家完全消灭，而其政府组织解体，完全占领它的领土，这是兼附取得领土，兼呃兼并取得领土，或我们征服取得领土，再来时效取得，比较重要就是这三个了哈，先占、天赋跟时效，征服大家都可以理解，没什么考点哈，时效取得。 啊，一个国家对于本来不属于其主权领土下的国家，我为你注明一下，不属于其主权领土下，但是亦非无主物啊，因为无主物就是可以先占的嘛，是他国的领土，这样，不属于自己国家主权领土，但是属于他国的领土的哈，所以一个国家对于不属于其主权领土下的领土了哈，不属于其主权下的领土，但是是属于他国的领土哈。 你时效取得也取得别人家的东西嘛，对不对？那如果是无主物才会先占，对对？那今天是这个是有主物，你只能时效取得，哈，就是所以一个国家哈，对于不属于其主权下的领土，但是亦非无主物的时候，这时候经过哈他国长期和平的行使管辖权，可以取得领土。那这个是基于哈领土国对于争执。 领土被他国行使主权之后，仍漠视同意。如果今天领土国他抗议他国行使管辖权，那这个他国就不能时效取得，因为它不是和平了嘛，哈。就是长期和平的行使管辖权，而且这个领土国也没有，也没有这个争议，哈，也漠视同意他国对自己的领土行使这个长期和平的管辖权。 好，那你看一下时效取得跟先占最大差别在于哈，时效取得的领土是有主地，对，是有主地。好，但是先占取得的领土是无主地，这两个不一样。好，另外第三个区别哈，时效取得所要经过的有效控制的时间，好，我们说先占也必须要有效控制，那有时效取得要经过的时间比先占还要长，但是没有。 定多多长，但是现时效取得，因为它是有主定嘛，不是无主定，所以它有效控制时间要比先占来长。好，再来哈，我们来看衍生取得的方式有这个移转哈，或者我们讲割让，移转是割让，还有这个裁定的方式。好。 割让的方式呢？比如说，一战国放弃其某地区的领土主权，其他国家在被放弃的领土主权上建立领土主权。那领土移转的方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自愿啊，或者是战争失败而被迫移转。为，但是了哈，但是皆需要以协议为之。不管你是自愿或者是被迫。 都让土地都不需要以协议为之，比如说战败割让或者是买卖，对不对？路易斯安那州就是美国当时跟法国买来的嘛，啊，所以这个还有阿拉斯加，美国跟俄国买来的，啊，所以这就是战败割让或者是购买或报酬或赠与都可以，但是就是以协议为之。那裁定好，就是讲针对边界纠纷的裁定，好 针对边界纠纷的裁定为取得领土的方式，好，保持占有原则适用于这个殖民地领土管辖建立，以及原属于殖民地而解放后的新兴国家的边界，要尊重殖民时代行政地区的划分，以避免纠纷。然要保持占有原则。好，是关于边界纠纷哈的裁定，也是一种衍生取得，衍生取得领土的方式。 最后来讲一下水域权哈，嗯，这个水域权是在这个国家的这个主权范围内的哈，主权范围内的水域权。来看一下河流跟内水哈，看某一个河流完全位于某国的领土内，其管辖权就属于该国，这没有问题啊。河流在国家领土内，管辖权属于该国，这是我们称为内河。看一个河流位于两国的疆界。 江界处，在不可航行的河流的情形，以该河流的河川中线为划分领土管辖权的依据。因为不可航啊我们就自己画一个想象中的这个中线。那在可航行的国际河流时哈，就以它最深可航行，我们称为下航道哈嘛，它最深可航行的河川的中界为界限。最深可航行的。 个河川的中界为界限，这是在可航行状况。好，那内水，内水是什么？哈，是指测算领海基线。啊，这到时候我们会讲啊。测算领海基线，像陆地一方所涵盖的所有湖泊跟河流，都称为内水啊，称为内水。测算领海基线，就我们一般就讲基线啊。到后面我们都会讲，就叫基线，对不对了哈？Baseline 哈，基线。测算领海基线的。 像陆地方所涵盖住的湖泊跟河流，都叫它内水。这个名称呢，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题目，练习给一分钟。 看一下哈，他说关于钓鱼台列屿哈领土主权的争议，日本主张这个钓鱼台列岛是属于日本这个主权，这个主权领土之一的国际法理由之一是先占之一个了他主张先占。那如果这个要件要成立的话，日本最需要这个证明的点有哪几个？我们说是不是有三个？对吧要主张先占有三个要件。好，来看第一个，我说。 这个迁占主体一定要是国家，对不对？看第一个，日本渔民长期在钓鱼台列岛附近捕鱼，哎，同学把渔民圈起来。渔民是国家吗？你说个人不是，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重点，因为你要应该是国家行为。如果说日本跑到钓鱼台列岛上设立，呃，把钓鱼台列岛设为它的一个呃行政行政地方行政单位，那还算，对不对？可长期捕鱼不算，尤其是又是渔民哈，所以 A 不对。 好，B，钓鱼台列岛在一八九零年前是无主地，哎，我们说无主地才可以先占，哎，这个答案可能是对的哈。好，我们可以先保留起来。好，C，钓，呃，满清在马关条约中将钓鱼台列岛割让给日本，哎，我们说这个，呃，领取得领土的方式可以用什么？衍生取得的一个方式叫什么？割让，对不对？可是这边问的是先占啊，对不对？所以这个。 母牛头不对马嘴，因为我们在讲的是先战。好，那所以 C 也不对。最后 D 他说钓鱼台列岛是台湾的附近岛屿了哈。台湾的附近岛屿，其实这个钓鱼台列岛哈，日本曾经主张是它的这个主权所及的领土了哈。 理由是，他认为它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了哈。那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号，琉随着这个美国归还琉球群岛给日本时，一并就归还给日本了哈。所以这个钓鱼台列岛，这个日本曾经主张哈是它的一部分的理由是，由于这个它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号随日随哈这个美国归还琉球群岛给日本时一并归还。但是这个是什么？ 这再怎么讲也是什么，也只是这个归还，我们讲就是只是移转的问题，对不对？这也不是先占啊，对。不管你说什么归还啊，或者是台湾，台湾顶多是什么割让，对不对？是啊中国割让给日本，日本之后又归还给中国。 那这里是割让，也不是先占呢，啊，所以就算你不懂什么啊，钓鱼日本曾经把钓鱼台列岛认为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好，主张是在美国归还琉球群岛时一并归还给日本。就算你不知道这一点，你也知道这个台湾，如果今天要琉球群呃钓鱼台列岛是跟着台湾一起这个呃移转给日本的时候，这个也是移转了哈，这也跟先占没有关系啊，这个是寄受取得，不是原始取得了哈，所以答案应该选什么？ B 对不对？因为其他都牛头不对马嘴的哈，A、C、D 都不对。好，我们来看哈国家对个人的管辖权的部分，来看一点哈。我们今天因为上今天上课之后有迟到十分钟，所以我们今天上到四十分啊。那下午就一点四十再开始上，哈，一点四十上到四点四十哈。好，那我们哎，同学们有收啊？还没有吧？十二点四十啊，所以我们还有。 二十分钟哦，你要看拿下一本是不是？有同学要走了，好，来第八章，国家对个人的管辖权。来看第一个国籍。好，来看一下前面很简单啊，国籍是特定个人跟国家之间的联系因素。 啊，确定国籍的实宜啊，个人具备国家的国籍，该国才能对个人行使外交保护，因此我们第一堂课的外交保护，对，不管是国家啊，不管是公司或个人，要寻求你所属国的外交保护，前提是你要跟这个国家具有国籍的联系因素。个人要具备国籍，如果是公司的话，你必须是根据该国的公司法准据设立的国家，我们讲过啊，这就相当于这个公司具有该国国籍的意思了哈。 好，英国若未能哈防止具有其国家国籍的个人从事不当行为，或从呃对从事不当行为的个人未为处罚时，该国就要负担起国际责任。好，国家通常对哈具有其国籍的个人哈，具有具有其国籍的个人行使刑事跟其他管辖权的权利。 好，然后哈，我看一下怎么怎么讲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通常条约会规定嘛哈，通常条约会规定一个国家无需引渡本国人，好，所以一个，所以通常一个国家哈。 可以不引渡哈，不引渡全财，呃就是加上去不引渡。通常一个国家哈，可以不引渡本国人到另一个国家。好，条约通常会规定，稍微把它改一下。条约通常会规定哈，一个国家无需引渡本国人到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国家了哈。条约通常规定，一个国家无需引渡本国人。 一个国家无需引渡本国人到另外一个国家，所以一个国家通常可以不引渡本国人到另外一个国家。好，条约通常规定哈，一个国家可以不引渡本国人到另外一个国家。好在第五个。 国家在通常情况下不得拒绝具有其国籍的人返回该国。好，在战争的时候是由国籍来决定是否为敌国国民。好，只是确认国籍的实意。好，取得国籍的方式，哈，各国有权自行决定何人可以成为其国民，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取得国籍。故国籍是属于国内法的问题，国内法的问题，但是受国际法上的限制。 好，国际法上什么限制呢？有个叫国际国籍法公约了哈，国际法公约，他说哈，每一个国家按照其法律，这个其法律就是内国法的意思了哈，一个国家按照其内国法来决定何人为其国民哈，这个都没有逗点的，所以你自己逗点一下了哈。此项法律如与国际公约或国际习惯或普遍承认的关于国籍的法律原则不相冲突时，对不对？你可以这个逗点一下，其他国家应予承认。 好，在国际法公约》第二条说啊，关于某人是否隶属于某特定国家国籍的问题，都点对，应依该国的法律判断之。该国法律圈起来就是国内法。国内法来决定一个国家是一个呃一个人民哈，是是否可以取得该国国籍。好，来看一下国籍又分为哈原一原始国籍、衍生国籍。先看原始国籍，一个人哈在一生当中具有的一个国籍。 就叫原始国籍，取得的方式有两种，就叫出生地主义，就叫协同主义。出生地主义就是说以出生地为国籍，我不问父母的国籍或有无国籍啊。出生地主义最有名就是美国啦，我同学都知道，很多人跑去美国生小孩嘛哈。协同主义以父母的国籍哈为子女的国籍哈，以父母的国籍为子女的国籍。好。 原则上哈，美国、英国以及拉丁美洲多彩出生地主义，欧洲国家多彩协同主义。好，那我国原则上是采协同主义。好，来看一下衍生国籍好取得的国籍哈，quire nationality 哈一个人出生后，因为与事实无关的其他理由，比如说我们说收养、结婚跟规划，对不对？而由一个国家给予国籍的情形啊，收养、结婚或规划。 我发现那英文好像写错了，应该是 naturalization 哦，naturalized 是 nationalized，好，这是规划哈，naturalization。 啊，你在美国念书，的常常都会看到同学说：“哦，我要去做 naturalization，就是啊，他去规划成美国人啊。 <laughs> ”好，这个是衍生国籍的情形。那我们来看双重国籍，就是当你原始国籍再加上衍生国籍，你可能就会发现有双重国籍的情形了。好，来看一下，由于各国的国内法关于国籍的取得规定是不同的，个人就可能会产生这个双重国籍。 原生国籍，我们说这个不管是原始国籍或者是衍生国籍，都有可能有双重国籍的产生了哈。来看原原始国籍怎么样，可能有双重国籍呢？比如说哈，A 国才出生地主义，就是我们讲美国才出生地主义。 台湾采协同主义，那如果台湾的国民哈在 A 国产下，就在美国产下子女，则这个子女同时取得 A 国跟 B 国国籍，同时取得台湾跟美国国籍，对不对？那台湾又承认双重国籍啊，所以没有问题。那衍生国籍情形也有可能，比如说哈原国籍承认双重国籍，台湾承认双重国籍，那这时候呢，如果一个台湾的居民。 规划成有限人哈，有些人也是双重、纯正双重国籍，啊，也是他规划成有些人，或者是他跟有些人结婚，那这时候他取得了一个什么衍生国籍，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穷人是双重国籍，那这个时候就是因为衍生国籍的情形而变成双重国籍了原始国原呃原始国籍加上衍生国籍变成双重国籍，好，这个不会很难了解就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法律地位。 好，国际法公约规定说，除本法除本公约另有规定之外，凡有两个以上国籍者，各该国家均得视为国民。两个国家，我们有西藏跟台湾，对不对？都可以视将这个人视为自己的国民。再来哈，国家关于本国人民之间有他国国籍者，就是国家对于双重国籍人哈，对于该第二国，好。 对于该第二国不得实施外交保护，对于该第二国不得实施外交保护。好，他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有一个人，对不对？一个自然人，他同时取得台湾国籍跟美国国籍。好，那如果说今天这个这个双重国籍人他在美国，对不对？他在美国受到了这个不公平的对待，啊不管是我们常常是讲拒绝正义的对待。 好，那这时候呢，他在这个双重国籍人，台湾跟美国双重国籍人，他用在美国用尽当地的救济手手呃救济手段仍不得救济时，他跑回来台湾说，哎，你身为我的什么国家，对不对？你帮我跟美国主张外交保护好不好？那这时候根据国籍法，公约说不行，为什么？ 因为他说，国家对于本国国民，如果你经有他国国籍时，对于该第二国，你不能主张外交保护。好，因为对美国人来讲，对美国来讲，他说，哎，你又不是外国人，你是我的内国民，国民你就只能什么，寻求内国法的保护，顶多就就视线嘛，对不对？就最高法的美国没有视线美国就是就是诉呃上诉到最高法院，对不对？这个最高法院法院的法院会做违宪审查，那这就是你对你。 最终的救济，你不可以再跑到原本国家来请求，哈，像请求台湾向美国主张外交保护啊，不行啊！国际法公约说不行。好，这个是国际法公约的规定啊，但是我们国家其实在签订国际法公约的时候，特别把这个国际法公约第四条，哈，我们有特别把它保留，所以我们还是可以，为了保护我们的侨民啊，哈，这个国际法公约第四条，其实在我国是不适用的，啊但是你知道国际法公约是这样规定的。 好，再来哈，我们来看一下有效国籍原则跟真正联系原则。国际法公约第五条规定说哈，在第三国的领土内，如果有一个以上国籍者，就是双重国籍人了哈，应视为就在丙国，在丙国是一个第三国，澳澳澳洲哈在澳洲如果有一个美国跟台湾的双重国籍人，对，有一个以上的国籍者，应视为只有一个国籍。 视为属于国籍，但不妨碍该国关于身份事件法、身份事件法律的适用及有效条约的范围之内。漏点啊，该国就此人所有之各国籍中，应选择其通常或主要居住所在之国家的国籍。好。 或在诸种情形下，是与该人实际上关系最切的国家国籍，而承认其唯一的国籍。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在第三国，我刚讲澳洲，对不对？有一个双重国籍人，美国跟台湾的双重国籍人。好，那我们如果在决定这个双重国籍人在澳洲的法院，你要决定这个双重国籍人国籍，然后来适用相关法律时，你要选择这个真正联系。好，通常或主要居住所在地，比如说这个双重国籍人通常都居住在美国。 啊，即便他保留台湾的国籍，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澳洲的法院，我们还是，还是好选择一个跟他关系最切的国家的国籍为他的唯一国籍的认定了哈。所以这时候就要认为是美国，因为他通常都居住在美国。好，这个是关于国籍法公约里面关于真正联系原则的应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初级权哈，初级权就是我不要当你在国家的国民了哈，我要初级了。 expatriation 哈，同学，然后我们讲 expat，expat 就是讲就讲这个了哈。但是我们讲 expat，黄阿姨讲什么？就是公司不对 e x p a t e x p a t r i a t i o n 讲快一点，expat 就是公司把你的员工派到外国去，对不对？派到外国去，像美国律师事务所哈，通常都会把这个一些个亚洲籍的律师啊哈。 派来他的香港分所哦，他们就叫 Xpad，对吧？Xpad 的待遇通常都很好了哈，因为香港的这个税只有百分之十六到十八哈，非常的低啊。然后美国第一年律师的薪水是二十万美金哈，十六到十八万了哈。那派来亚洲还特别你多加两万了哈，所以这个 Xpad package 是非常好的哈，就这个字料 Xpad。所以以后大家去酒吧的时候，他跟你说我是 Xpad，就注意一下啊，这就是 Xpad 哈。好了好。 好了，我给大家讲了哈，初级权哈，初级权，国际法公约第六条规定说哈，有一个以上国籍之人，好，而此国籍非自愿取得者，好，就是双重国籍人哈，一个国籍以上，而且他并非自愿取得，经一国的许可，可以放弃该国的国籍，但是你必须要两个国籍以上才可以放弃。比如说我有一个国籍我要放弃中华民国国籍，变成无国籍人不可以哈。好，但该国好。 给予更优的初级权利自由者不在此限，啊，就说国家如果你有更好的这个初级的规定就不在此限，但是至少最低的国际法公约的规定就最低的限制必须，啊，我们讲这个非自愿取得一个国籍时，哈，一个国家必须要许可他可以放弃这个国籍。好，倘此人就是欲初级之人，哈，在国外有习惯或主要之居所，而，不要。 而符合哈，而是而适用而适合其所欲初级国家之，其应该改成符合了哈，符合比较像我们中文的哈。而符合哈，而符合其所欲初级国家的法定条件，好者前项许可不应拒绝哈，这是翻译的，然后就写的很烂哈，看不懂。 <laughs>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符合初级国家的法定要件，你就应该哈，许可他初级哈，不可以任意拒绝。 因为初级权也是一个人人民自呃个人的自由权了哈，好，这国际法公约有规定有初级权的规定，好，再来无国籍的规定，好，无国籍通常发生在国家的国际法冲突，因为我们说每个国家是按照自己的内国的国籍法来冲。 呃，来决定一个国一个人民哈是否可以取得其国家的国籍嘛哈。所以如果每个国家的国籍法冲突，或领土主权的变更，我刚刚讲过的国家继承情况，或国籍所属国采取国籍丧失措施所造成哈，这个对个人的安全及生存都会造成威胁跟困扰。所以一九四八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五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国籍，且任何人的国籍都不容无理的褫夺。 国际法公约对于减少无国籍人的产生有相当的规定哈这个是规定在第七条哈规定说，一个国家法律规定哈发给初级许可证书，这我们刚讲的初级，对不对？一个一国的法律规定发给初级证书，倘领得证书之人哈，你看写一下，非 A 对不对？非有另一个国籍，就是我们刚刚讲，除非你是双重国籍人，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放弃初级，或 B 取得另一个国籍时。 如果不是已经同时是双重国籍人，或者是已经取得另外一个国籍时，哈，此项证书对对之就是对这个初级人哈，不应有这个丧失国籍的效果，就是要避免双重国呃那个无国籍人的产生。好，倘领得证书之倘领得证书之人哈，在发给证书国家所规定的时间之内不取得另一国国籍时，这个初级许可证书就失其效力。 但领得证书之时，一定有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籍者不在此限，没有问题啊。如果你本身就是双重国籍人的话，好，领得初级许可证书者，哈，取得新国籍之国家应将其人取得该国国籍的事实通知给发给这个初级许可证的国家，让这个旧的国家知道说，哎，我这个国民已经在别的地方、别的国家取得新的啊新的国籍。 好，第八第八条说哈，躺妻的本国法规定，外为外国人妻者，丧失国籍。哦，好可怕哈， <laughs> 不可以随便嫁给外国人，不然就会丧失国籍。好，这种效果，好，如果你今天这个妻的本国法这样规定，那国际公法说好了，我也不能，你是你本国法的规定嘛，哈我也不能说什么。但是前提，我的我的限制，国际法上的限制是什么？这种效果以这个妻有取得夫之国籍为条件。 换句话说，妻的本国法，如果你规定妻嫁给就是女人呐哈，嫁给外国人，啊会丧失国籍的时候，这时候必须这个规法，内国法规定要以取得夫之国籍为条件啊。但是这个当然这边自己把它中性化了哈，个是写妻，就是配偶之一方嘛哈。好，在国籍法公约第九条规定说，倘妻之本国法规定在婚姻关系中夫的国籍变更。 妻因而丧失国籍时，这种效果哈，也要以其这个“其是指妻了哈，以妻取得夫之新国籍为条件啊，一样就是避免说这个无国籍人产生。好，第十条，夫在婚姻关系中规划倘妻未曾同意此项规划，对妻的国籍不发生效果。国籍吧，第四。 公约第十三条规定，他说：依规划国法律规定，哈，未成年的子女随父母之规划取得国籍。在这种情况下，该国法律则规定未成年人哈因其父母规划而取得国籍的条件。倘未成年子女不因其父母规划而取得国籍时，应保得其原有国籍，不可以让他丧失国籍。好，第五第十五条，倘一国的国籍不能仅因为出生而当然取得。 则生于该国境之内的无国籍人，或者是父母国籍无可考者，哈，就是如果你今天是采这个协同主义，不是出生地主义时，那这个，哈，这个出生人，哈，出生人，他又他的父母无可考，或者他在这个出生国境内无国籍时，你就要规定什么取得国籍？这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的国籍法也有规定，就是我们以协同主义为主，出生主出生地主义为辅，哈。 所以，如果你今天父母无可考，但是你又出生在这个该国境内的话，还是要让你可以取得国籍了哈。那该国的法律可以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取得该国国籍的要件，就是所谓的以协同主义为主的国家，必须要以出生地主义为辅啊。那什么情况以出生地主义为辅？如果他的父母国籍无可考，但是他又出生在这个协同主义的国家的时候，好，这个。 差不多有四十分了哈，那我们就同学一点四十分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中国跟我国跟中共的国籍法吧哈，然后再往下看。